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四大名著啊，今天讲到《水浒传》。嗯，其实啊，《水浒传》这个书才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，就是看了几遍。小孩子得十几遍吧？哇啊，小孩的时候，哎，看的够多。我们小时候，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书看。你知道，后来我再大一点，我看《红楼梦》啊，《红楼梦》看到三四遍的时候，实际是有点自我强迫的意思。 就是我要多看两遍，对吗？但是《水浒传》是我小时候啊，好像就是上瘾，每过那么半年呢哎呀，又没看，又又又哪？我记得我看的就是那种，是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？我忘了一个墨绿色的皮儿，《水浒全传》上中下墨绿色的皮儿，我就看的那个，那那那那个版本，看十几遍。小时候看怎么那么爱看哎，那你小时候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看他的序啊？施耐庵那个。 印象不深了。人民文学出版的时候的序是李希凡写的，是吗？但没有原来施耐庵的那篇。哦，李希凡是那个造反起家的一个学者，就是毛毛主席。因为学他不是那个，我认为是中国历来啊，除了呃《史记》之外啊，我心目中我觉得是最牛的一个书序之一。记不记得头一句就是叫寒雪夜，叫寒夜，然后来了三四个人，风雨夜。 来七八个人，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，木木星后来引用他这段话，对，然后就说这个呃，我谈起来大家很高兴，他读嘛，他读他那个书稿，读了大家听了高兴，然后也别无他意，写的太潇洒了。然后他后面其实还有，那那写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事业，很潇洒的，那个就是说书人的那种。 感觉对，但是他是一个文人，自己要当说书，觉得过瘾好玩。我来给你们说。我看过那个本子，就是讲武松的说书的，忘了是谁的。哦哟，那可真是累死人了。嗯，那个武松要去西门庆那里，那走几步路就就给你搞半天了啊， <laughs> 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哦呀，好长好长， <laughs> 后来还没上，还在走几步楼梯啊，走那几步楼梯都讲很多很多的。他要控制那个速度。哎，你你你知道这个这个。 呃，这个像当年明朝有这个说书的人，呃，偶像级的人物叫柳敬亭，柳麻子。这个明代这个著名的文人张岱就记载记载他在今天没法想象，就说我认为就当年他讲《水浒》还是讲。 讲到一个能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他说，比如说，首先他描绘这个人呢，这明代这个这个文人文字水平之高啊，说是这个这个呃这个面目这个离黑啊，那个字是不是念离啊？就面目离黑，叫土木形骸，嗯，悠悠忽忽，这个柳敬亭就这么一个黑麻子过来，但是一说起书来啊，说是这个说的整个全屋子里的人呢，那个瓦缸都嗡嗡作响。 就是讲对这很有名的。对，不过这个好像是北方的比较特别特点。南方，你你你。南方也有，南方有说，当然有啊。好像有。你你你，广东香港有，我们广东南音就是啊，我们有古诗南音啊，多不多啊？太多了。讲古啊，太多了。广州话里面，反正我今天看到了。你到北京，出租车司机哈，整天开的最多的频道就是在讲故事。 嗯，消费买药， <laughs> 烈火金刚或者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，这都是革命斗争故事，抗日的什么什么吧。但是他总是在听人说，那这到了到了上海，在香港就不会有出租车司机听这些，他现在少了，其实听电台听音乐，流行音乐听八卦，听茶杯里的风波，但是他不听说书了。嗯，其实二三十年前香港还是有叫做天空小说。 那就是源自战后广州、广战前广州的那些那广播电台，像广播剧小说一样。那那个的来源呢，则是广东本来就有很多的说书人，而说书人也会唱，就是男音。你记不记得？你看《一代宗师》里面不是这个陈呃呃陈纪老陈志林，他开头有点女相的那个唱那一段，那就在男音嘛。嗯，那叫男音，那在说书呢。这个过去没有电视，没有电影啊。 中国人的全民的，你说叫教育啊，还是叫娱乐呀？就是说书啊，嗯，就所以说书肯定曾经特别深的影响过中国人，几乎一切。整个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，基本因为直到抗战的时候，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呢，识字的只有十分之一，嗯，百分之九十的人是不识字，那更不要讲以前了。对，所以那他们了解天下的事，形成价值判断，形成各种各样的。 三观五官呢？对，全靠书。所以那天，所以《水浒》跟《三国》是中国人最大的积淀。所以那天，这个文道不是讲说中国没有史诗啊？但是呢，呃，中国的这个东西，你看，哎，中国人的这个版权意识很有意思啊。这个作者很多最好的东西，你连是谁写的都看到。嗯嗯。比如说《水浒》，到底是不是施耐庵？嗯。这到现在都是一个谜，嗯嗯，是吧？但是。 你可以理解成啊，他是这个这个千流归海，这个从很早时候开始就有人讲这个故事，讲武松啊，讲鲁智深呐，慢慢慢慢慢慢慢慢，但是最后有文人整理，哎，把这个民族无数个说书人讲的这个故事，他会会写润色，写成这么一部书。所以一直到今天的网上，我那天不是说了吗？你看国际新闻就是三国，你看国内新闻就是水浒。嗯。 基本上，今天网络网民对各种世界的看法，受《水浒》的影响是最大的。你看啊，这个。 呃，这个玩玩古董的人啊，都爱说一个词儿，就是就就看一个东西啊，气息，嗯，就说气息对不对啊？我想起一个什么了？想起这个写新派武侠小说这个金庸，嗯，有一次在一个大学演讲，呃，也被人骂， <laughs> 但是也也也有引起争议，就是他就说，他说这个侠义精神。 在今天的这个中国，他叹 <coughs> 侠义精神沦丧了。说现在要是大街上有个流氓欺负小姑娘，对吧，都不一定有人上去管。好，那么有人就批评他，你这个话说的在今天这个社会叫不合时宜了。我们都是法治社会了，对吧？你你这个如果是高危险的情况下，你让我们去见义勇为去救这有警有有警察，但是也有人说说这些个反对者不了解。 金庸老师的意思，对吧？说，即便是一个法治社会，如果说大街上有人欺负女孩子，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，那么这个社会也很糟糕。我们的侠义精神现在主要通过网络出现。现在网络的，比方说，呃，哪个女的在东北啊被关到太平间里，还有人说是人文关怀，侠义精神大家就来了嘛，嗯，啪追上去了嘛，嗯，小月月的事情，侠义精神就来，只是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 很多就忘掉了，而且不付诸实际的行动，而且同样这个侠义，他在网上非常义愤填膺，十八个感叹号，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躲开了，哎，还就是人格是这样分，而且这个侠义呢。 他跟《水浒传》的那个侠义是不是一回事儿？嗯，我也就觉得呢，不一样。今天金庸的武侠小说讲的这个侠义哈，和我《水浒传》看到的，就是我的感觉啊，它气息不一样。嗯，《水浒传》里的那种东西是什么？我至今找不到一个好的语言形容。但我觉得跟今天金庸的这个气息完全不一样。金庸讲的这个反而比较像是裘染客，像是。 唐朝的那种剑士传奇、剑客传奇、昆仑奴是那些，从司马迁《史记》里边，对，是像郭解啊，是那种荆轲，对他比较像那个，那是聂政，对，但水浒传》截然不同。哎，《水浒传》那帮人是水浒，对不对？水浒是什么？就是边缘，嗯，就是水的边缘。 这帮人在天涯海角的地方结寨，是因为他们无处容身。嗯，他为什么无处容身？你得看看这帮什么人物，就像那些我其实很喜欢李逵，但是你看，你看什么人？他动不动就轮斧砍人，对，一杀就杀一片。但是说比武呢，你注意啊。 你注意他们那比武场面读十几遍，李逵武功不行，李逵武功不行，对，他是武功又爱斗，对对，又还得输，碰见个随便碰见个会摔跤的，吧唧就摔，就把他干掉，对。所以这你想想，这这什，而且都什么人动不动杀红了眼睛就什么都不管了，然后那种反应莫名其妙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我看牟中山先生啊写一个东西，我印象特别深，也是讲李逵，的，他说。 李逵呢？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们一帮人说：“哎呀，把现在结了再安了家，嗯，把老人家送上来吧，对吧？搬上来。”你记得这个？对对对，李逵说搬他妈上，搬他妈给老虎吃， <laughs> 老虎吃了吗？然后呢？你看我们都笑啊，这其实挺好笑。说当时呢，他上了去之后，众英雄都问怎么了？那时候我妈半路上给老虎叼了吃了。你想想看，当时我我我说山很细，他说当时那些人什么反应？哄堂哈哈大笑。哎。 你想想看，这帮什么人？这这音乐没有。我们正常状况，虽然是很好笑，对，所以那个状况 I'm 很好笑。s o r r y 但是我们不敢笑， <laughs> 不会笑得出来，装装样子也得。但这帮人不装，所以牟中山说这帮人是什么人？他说这帮人是真汉子，真汉子就直来直往。 放纵性格，这叫禅宗境界。禅宗，哎呀，这就是我的不是我我的意思，就是也不是我的意思。我就发现，就说对于李逵，你很难理解。有一次，我在这个已故 <laughs> 已故诗人这个顾城，他也讲水浒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得到一个启发，他就说啊，就就刚才你讲这李逵这个，他说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或者说，不见得是文化啊，是中国人情世故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他是真性情，嗯。 李逵是真性情，但是李逵的真性情也有他的基础。他跟宋江关系特别好啊，很多别的人不敢说的话，他跑出来说，他原因是他知道宋江是不会杀他的。 很多次宋江都是这样啊，我推下来啊，大家说哎，大哥大哥啊，最后总之他都是违反军纪的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李逵是常常违反的。但是他跟张飞跟刘备的关系一样，他关他跟上最高官员，关系特别好啊。他硬挺宋江，他有限呢，你知道李逵，要不然的话李逵小要是小李鬼的话。 我怎么觉得你一下把李逵说成上海人了？ <laughs> 不是， <laughs> 心里心里都算计的是吗？不是，他不是算计，但是他是客观事实，客观事实，客观事实那是真的，他是真性情，但他是真心，哎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说，你看这个现代的这个这个正义之士们都怎么说啊？说就说说这些梁山好汉吧，是吧？呃，这个。 他们大多数水浒人物身上都不具备人文精神， <laughs> 正是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，使他们成为他人的地狱啊！你看。 除了朱仝， <laughs> 除了朱仝为小衙内被杀感到一点愧疚之外， <laughs> 许多好汉对他人的生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。 <laughs> 说武武松在鸳鸯楼把张督监全家老小赶尽杀绝之后，对居然没有丝毫自责，为杀人报复心安理得。 李逵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， <laughs> 只顾砍人，他只感觉爽快，像小孩打电子游戏一样快乐。 <laughs> 至于法治精神，在《水浒》里边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人们不按程序和规则出牌。 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凭着哥们义气和金银贿赂来摆平，这两招不管用了，就诉诸暴力，用拳头来说话。对， <laughs> 这谁写的？ <laughs> 这这你你你你别看上去这好像是一个一种很好笑的一种阅读哈，但它确实今天中国的现实。前几天我们讲到了那个红霞飞啊，我们说以黑打黑啊，就是这个程序、这个证据好不好？什嗯，我后来就收到很多微博，很多人回上来就是说。 他 <coughs> 他的有没有法没法就得这样反啊！嗯，你明白他，所以我就说，今天的《水浒》精神在这个小说里是非常伟大的，是作为数千年中国民众的想象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可是作为今天的网上的情绪啊，是的确有它另一面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情绪而已。 这《水浒传》我们说影响大，我常常想它到底影响什么？它影响到也是我们说话的方式，我们理解。它影响到对社会的基本看法，就是贪官，我们民众贪官，我们民众就这么一个呃对立，正邪这么一个对立，这个是对今天对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想象。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有趣的是，我刚才想说的是，它这个影响啊，就只是影响在这一层而已。 它最本质的东西是一点影响都没有，而且也不可能有影响。就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像刚才我讲的，就牟先生讲那个，这群人是一不是一群社会人，对，他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，或者说在现实日常生活他活不下去的人，这都是一群这样的人。比如说你如果是一般正人君子啊，牟中山说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说也讲正义，也讲同情共感，但是呢，知道你妈死了。 他无论如何，他也要得照顾一下或怎么样，绝对不会这么笑的出来。嗯，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能笑，你是多么的这个人多直啊！他直来直往到这个程度啊！这就是禅宗，他不在社会内。这个禅宗六祖慧能的这个六祖坛经里讲，就一颗直心是，就说 OK 怎么着，就是直心肠，一个直，一副直度肠，就说这个人呢是直的。其实我在生活里啊，呃，见到过有这种色彩的人。 我觉得这种人呢，大家都喜欢，很可爱。他身上啊会有种种的缺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一个公司里哈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不会怪他。你要这么干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，但我我觉得他要那么干啊，就觉得他是个直性子，但他就是这样。但我觉得你们好像在说李逵，说鲁智深啊，不是在说宋江，也不是在说吴用。宋江、吴用很直吗？对，宋江呢？是卢俊义很直吗？ 最后，整个这一百一百多个人，他们最后是赵家的忠臣啊，他们最后是都是赵家的鬼啊，这个这个才是水浒的本质啊。不，我觉得不是的。我觉得最后今天网上的无数的水浒，最后都是走这条路啊。对，这才是我我的批判的地方。我觉得偏激了。我觉得水浒是怎么样呢？《水浒是这一百零八人，绝大部分都是像刚才那种，我说是在，要不然他不叫水浒了，就是一群在社会中的边缘人。 日常生活社会，我先讲完啊。日常社会有很多曲折，嗯，有很多规矩。他们呢没办法曲折，但是他们的悲剧，这本小说是说是悲剧的理由，恰恰在于最后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不见容于社会，要跑到一个角落，偏偏领袖他们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人，对。而领袖这样的人带着他们，却南征北讨，到最后还都死，全都死光。嗯嗯。那。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悲剧，就是说，呃，本来这种人是很可爱、很可贵，虽然很残暴，但是他就不是一个社会人。但无奈到了最后，居然要走上这样的一个结局。他是《水浒》里边的这些人是有三部分组成的。你们刚才主要讲的一部分就是他比较下层的这一部分，那是流氓无产者，就是比较直的。但是他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会武艺的财主。 有很多都是一方的豪杰，就是那些财主，然后他地位最高的是敌军将领、降将，就是就是将军啊，就是原来的社会地位高的人。卢俊义是代表，关胜什么都是他们原来的地位高，他们一上山就占了非常高的地位。嗯，你你要设身处地替武松他们想想看，他们在山上的地位是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最后这支队伍这个力量。 <coughs> 是由那些人说的算，那为什么要那些人？就是因为掌权的宋江他们，他们觉得下面这些是草莽，这跟这跟后来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，跟近现代的战争都有相通的地方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？就农民造反，他们开始的动机，跟这些军事行动后来被谁操控，对，最后对社会起什么样的作用？ 一条路，所以啊，就说这个《水浒》啊，是什么农民起义是吧？这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如果单讲一百单八将里头，有几个什么贫农，有几个佃农，有几个自耕农，是吧？他们大部分呢，都不是属于咱们说的。至少是开始上来的这些人，你可以说跟着他们的这些喽啰是是农民出身，但是你看历史记载，宋江啊，呃，跟着他造反的大概是三十六人。 但是后来在演绎小说里啊，这就说到徐老师这个阶级论了。他分成了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。嗯。您看，三十六是天上的，七十二是他那个分的地下的。分的方法也挺有意思的。你看到小说里面嘛，说啊，叫祭坛，很多人在道士啊，然后天上来了一个火球。对。火球啪掉下来，有一块石头，石头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对。现在各级单位要是搞不定的话，就用这个方法吧。啊。 我就觉得这种神话传说呀，都挺有玄的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一百单八将确实谁跟谁都不一样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把他们连一块儿，就是“义”字嘛，聚义聚义嘛，义义连在一起。要说这这还有一个词啊，叫“风云际会”。 你就像徐老师说的，《水浒传》一开头说什么，这就是天上的一些什么天兵天将，还是神魔妖怪？好家伙，从什么地方放出来，就下下世了，对吧？哎，这种现象是挺……我觉得历史上啊，你有时候感觉啊，这个出这个人啊，真是一窝一窝的。嗯。你比方说，哎，今天的人就是说，好像他们想讲，就说长得这个模样，你都能看得出来。你看小布什长得像个小偷，是吧？ 普京长得是个什么鸟样子？就是就这么一，但是你想上一代领导人，哎，咱们就不，咱从汉朝说起。你想当年刘邦身边就有萧何、韩信什么什么，这这这样的一些人，项羽那边有一波人，哎，咱就说这大家经常讲，就说当年毛主席他们这一波中共的领导人，哎，你就觉得当时的人，民国的时候那个平均身高啊，你见过？尤其是湖南人，都那么点小个儿啊。 你像突突突然出现毛泽东、周恩来，哎，甚至是蒋中正，你看看那个照片，那个那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怎么就凑一块儿？哎，没有用个子高没有用，但是最后我们靠的是邓小平。哎，对，就包括梁山上，你看宋江个子不高，但是最后领头的是宋江。我这样讲的啊，就最后哎，就是这一帮领导集体当年过来的哈，你看最后剩下一个邓小平，他都是这么样的才能。 这样的这个这个能够改天换地，哎，这个我觉得。后水浒》谁接班？你是风云际会啊！你们看过《后水浒》吧？浪子燕青是哦，最后是燕青。是是燕青。现在的研究说燕青跟卢俊义是同性恋。 哦，对，我听过这个讲法，对不对？怪不得他，你看，对李师师、燕青好像没有。哎，李师师怎么他一点都没有？而且那个那个，怪不得后来卢俊义的老婆一下就背叛他了嘛，跟李贵去了嘛。而且燕青爱在身上那个纹纹身啊，还愿意脱光了给李师师观赏，对对吧？所以，但我我想说回来啊，就是刚才你讲那套理论啊，我觉得是对的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要注意啊。 就是他的阶级出身、什么背景出身，跟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人格类型的群体是两码事。就所谓的上层社会也会出现这种不兼容于社会的这种边缘，比方说林冲，哎，然后呢，而这些人呢，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特点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喜欢。